锵锵三人行，咱们聊了几天 <laughs> 还没有拜年呢，是吧？ <laughs> 对对对，拜年拜年，拜个年拜年。马马年马年啊，马年马年，这个咱们本来这个春节说呃不过年了 <laughs> 是吧？就是没没聊什么，但是也聊出了个话题。嗯。我看就像是个才子文章。嗯。哎，聊了聊这些个，张爱玲啊，还有什么最近的小说《繁花》。 是海上花列传呐，是吧？故城，故城啊！哎，咱们忘了一个地方，嗯，忘了一个咱们身处的这一块宝地。香港也有香港的这个才子啊，嗯，香港的才子是什么人呢？也，我一看我就想起。对，一般都是讲他们嘛。是吧？对。黄，其实是我们文道， <laughs> 那个我这我这烂烂货。哎，我说民工。哎，我还想着还真是讲那种啊。 就是比较烂货的才子，我还特别喜欢，这是为什么？就是所有生活作风不好的才子都是我的喜欢的人。嗯，所以你喜欢像蔡澜啊？对，对对对， <laughs> 三人行啊。我心中的想象的个目标是邓拓、廖沫沙那个吴晗，他老想着今夜不设防。没错，没错。当年 <laughs> 雅士的那个经典的节目，那个节目真的是很古怪。其实现在想想也很经典。黄沾。 蔡澜、倪匡、倪匡、蔡澜，其实他们那是锵锵，也是锵锵三人行。是，对，很早以前，我当时还在广州，我也看过。你知道他那个节目是怎么回事？什么？我还记得林青霞来了，很多明星，很多艺人。首先，他他那个定位不一样，他做广告呢，是那个三的男的不穿衣服， <laughs> 光着膀子，然后拿了一条布，今夜不设防，把他们挡住。当然上节目他们都是西装革履。 但是的问题是，他们一定要找一点女明星，对，然后挤在旁边吃豆腐。这个尤其是蔡澜，哎，尤其是蔡澜。呃，不是，尤其黄沾。那个时候，黄沾爱开黄腔，哎，黄沾是有点像主持人一样，对。他是最主要的。他们最多的是就说，你记得我当时还记得聊的尺度也挺宽的，是是林青霞来了还是谁来了？来几个男的就凑着看那个耳朵眼儿，看林青霞耳朵眼儿，说是什么？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说这个女的那个下边是什么样啊？耳朵眼儿就是什么样，然后就去看。当年雅士半夜里，是而且他们三个人呢，我觉得最逗是因为他们喝着酒做节目，对对对，有时候会喝大了有点。 <laughs> 是是是。然后呢，倪匡一喝大呢，你就完整集节目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一喝大，他那个舌头大，他那个上海上海广东话，上海广东话，没错没错。 <laughs> 倪匡说的是比较少的。 大大部分时候不想，倪匡就负责在旁边 <laughs> 哈哈大笑的，都不想。他们那个节目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是因为就是倪匡，你看现在比较花的是倪匡的儿子， <laughs> <laughs> 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哈！当然现在改邪归正了，跟周慧敏这个婚姻，婚姻还行吧？我我我不知道他们的近况。哎，就说倪匡那个时候，倪匡呢说，我儿子比我差远了。倪匡当年的到处把妹啊，就是把到哪儿去的夜总会，他。 爱上一个妈妈桑，在香港，而一个妈妈桑呢，他就每天啊晚上就叫着黄沾和蔡澜啊，就到那个夜总会去，因为要追要追那个妈妈桑，然后把那小姐全叫来，然后三个男的就在讲开黄腔，然后看这些小姐们都在笑，后来他们三个一想说，哎，这我们整天我们给着他们钱还娱乐他们，还不如上电视呢， <laughs> 所以就有了他们那个所谓那个。 今夜不是吗？ <laughs> 你看这什么电视节目的来源？ <laughs> 当然，其中有一位已经这个先逝了，就是黄沾。哎，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他们的语言文字有他们语言文字的功夫，对吧？你看。 当时做做这个广告词，我印象很深呐，就是黄沾做的“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而且就是那个“沧海 you”，就写歌词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当年啊，香港的才子黄沾嘛，这是我们同行啊，做做主持人的。然后你看下边，但是到早年的徐克对和这个黄沾是，我估计就在“沧海一声笑”。你再看下边。 罗文是，这俩都已经不在了啊！你再看下边，这是早年的蔡澜，啊蔡澜，这个蔡澜现在还活跃在这个这个各种战线上是吧？你再看下边蔡澜，哎，他这这几年的照片，对对对，你再看这也是这几年的照片，哎。 这种节目，我认为凤凰应该给我搞一些这种节目， <laughs> 是吧？又不给钱，吃吃喝喝，对，然后每次都找来一些美女陪着。对呀，对呀，对对对。哎，左边这个是谁啊？长得他真不错。问题是蔡澜身边这些美女，我从来没认没没认住过一个。你觉得长得都来来去去都一个样，而且来来去去老换嘛？你当然你没享过蔡澜永远不变当党中央。对对，你没享用过，你当然不知道。你看下面党中央了，党中央。 <laughs> 哎，这什么玩意儿？ 在在在下面，你你去看，这是当年的倪匡啊，倪匡当年曾经这个这么帅啊，你看，你你再看看后来就现在的这个，这是现在的倪匡， <laughs> 这也是岁月不饶人呐。 <laughs> <laughs> 倪匡年轻的时候是好像由水来香港的吧，也是，不知道不清楚，也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香港的吧？上海人，对对对对对，投奔怒海，投奔怒海的，啊，对，这个，嗯。 这也是当年香港的一代风流，那个对吧？狮子山下的歌词啊，每次听还是感动，是，因为歌哈，其实第一遍的时候你会注意词儿。 对，久了以后你就是一个曲嘛，就是一个旋律，你忘掉词。可是《狮子山下》，你还记得它歌词吗？当然记得，每个香港人都会唱嘛。哎，就是说，我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对，就是人生嘛，不可能都是好事情，对吧？也有艰难，但是我们既然到了这个地方，总归是合作要好过于争斗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很真实啊。 你在香港生活的人哈，你就想到，他不是说我们是一片光明，不是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是我们各种各样原因来了，到既然到了这里。 那总是好好在这里留下生活，对吧？就是我们的友情超过我们的争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对对对，而且你看那个时候红遍大陆的那个《上海滩》，那是黄沾做的。是。龙奔龙老，哎呦，那就传唱大陆。所以你别看，往往有些北方的文人会觉得香港的这个文人俗啊，可是他这个俗的东西。 传遍华人世界，没错，对吧？还不要忘了，香港还出过什么呢？就他们那一代人里面，他们三个人呢，固然老在一起混，但他们三个也跟别的一些年纪比他们大的人也老混。当然，在年纪大的人面前，他们属于比较小半辈。那年纪大人是谁？就金庸。金，庸，哎，我觉得金庸是他们的教主。对，金庸是教主，都崇拜金庸。混他们，他们都崇拜金庸。我问过黄湛，我说你最佩服的这个，我当时。 问了，我们问了两个问题，一起吃饭嘛？我有幸跟他一起吃饭，呃，一个问题是，你你觉得最漂亮的女的， <laughs> 就是实际认识的最漂亮的女的是谁？他好像结过三次婚，啊，搞不清楚。呃， <laughs> 就是最最漂亮女的谁？另外一个就是我先讲后面一个吧，就最喜欢的文人是谁？他就说这个三苏。 我所以特地把他的书，谁？三叔，三叔，三叔，这个书，这个是真本哦，你平常看不到的《经济日记》，这是五十年代香港的一个作家，对，他当时是一个通俗文人，是，可是他现在的作品呢，在正规的香港文学史上得到很高的评价，对，所以三极地。 对不对？黄继慈啊，什么郑树森啊，他们对他的东西都很有很高的评价。哦，哎呦，那个时候印这么点字啊？哎，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黄。是黄黄色小说是吧？不是，不黄。就像《繁花》《海上花列传》这样类型的一个小说。哦哦哦。哎，哎，那好啊，那好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史的传统，这是这是黄斋跟我提到，所以这个书不大找得到，所以我来笑笑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底哪个女的漂亮。 他就会就跟我们说一句实在话，周慧敏，周慧敏漂亮，哎，他就是说这是曾爷来个，曾 <laughs> 爷来个，他爷来个， <laughs> 真的漂亮就不是做出来的。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算是什么呃红二代还是黄二代？他们的黄二代，啊，倪匡，嗯。 最后把了周慧敏，对，不是倪匡把了周慧敏，你不是，这不能搞成这种事儿。 <laughs> <laughs> 倪匡的儿子，匡的儿子，我就说这种话，交大的哲学，倪匡的黄 <laughs> 二代，你你你倪匡的高干子黄黄黄二代，对吧？哎，就是把了这个黄黄沾的偶像，对吗？对，好有出息啊！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他们这一帮人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特别。 都是一群本身很出色、很有才华的人。你比如说像黄沾，他的音乐造诣是很好，口琴吹得非常好；蔡澜的书法跟刻印啊，对，都很漂亮，都都很潇洒。那么呃，而倪匡呢，是一个自学天才。就倪匡写科幻小说，它里面不是一堆古灵精怪的一些科学知识。 当然，我觉得我始终觉得他的科幻小说是一个以科幻为名，实际上是半侦探半探险式的那样的一个，一有点像 James Bond 那样的一个小说。但是它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他都自学，所以说他车子怎么怎么修、怎么拆开又重组，他都会。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一个人。但是呢，我我我我始终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有一回，呃。 我跟蔡澜，他生前的时候，我们一起在香港。蔡澜还活着。不不，黄沾，黄沾 <laughs> 在图书馆， <laughs> 在图书馆这个 <laughs> 呃讲一个题目，讲侦探小说，讲克里斯蒂，他特别喜欢克里斯蒂。嗯。然后那一次呢，他来了，然后他觉得他应该是来了人很多嘛。但我们平常在香港参加这文学活动，都知道你哪能人多呢？而那一次呢，香港的图书馆还特别给面，就黄文号召力够。 结果弄了一个相当大的大厅，以香港标准来讲，可以坐两百多人，但最后坐了一百多人，坐了一半，那很了不起了，对吧？徐总就知道，徐总平常 <laughs> 五十个人就能坐了，我们搞的我觉很了不起了。那黄湛一坐下来，就拍桌子骂人，就跟我说，就这个，他出口就来了，那，乱馒头。 咁咁少人咁，你都有乜好搞啊？講文學嘥氣啦，食屎啦，點样 <laughs> 就一一片大骂但后後來當然，他還是跟大家老老實實講這個。那我後來結束了之後，我就跟他聊天。我話：金叔，真係你冇諗過啊？其實咧，搞到今時今日咁嘅環境，你哋都有份㗎。跟住睇又骂我我為什麼講这事呢？是。 我刚说话好像大家听不懂是吧？对，就是说这个这个呃呃，做的人已经不少了，但是他还是不满意，对，还是不满意，然后就一轮出骂，这么骂，但主要是骂我。对，你说我们，你跟他说，就是说，这个搞到今天这个状况啊，讲的也有份，人们也有份的，你也有份，你为什么觉得他也有份？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写专栏写的很好看。 编黄段子编的是一流的，我始终觉得黄沾那些黄段子是一流的。对他，就包括包括有一些是今天传为经典的，大家都听过，像白雪公主那些故事，大家都听过吧？啊，你讲一讲。没听过吗？没过。广告之后见。广告之后见。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反正是这样，就有一天呢，这个你别再强调，这个谜底就穿了。啊， <laughs> 是怎么回事呢？天堂门口。 天使吧，是吧？啊，死了的人上去要进天堂门口，得先检查，看过不过关。嗯，那天呢，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的，穿什么戴着皇冠，像个公主一样。我就说，哎，这女的，你也想上天堂吗？她说，是啊，我我我觉得我这个人很纯洁嘛，死了之后就来天堂嘛。天使说，那行，那得先检查一下，看身家是不是清白啊，你这辈子干过什么坏事没有？而最后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关，你是处女吗？他说是的。那你说是处女，我们得检查一下，好吧行吧。 腿一张开，天使低头去看，然后看看了半天，拿放大镜出来看，就说这有点怪，说算是完整，可是。 不用放大镜看，还瞧不出来有怎么有七个小洞呢？你到底是谁呢？ <laughs> 他说我是白雪公主。 <laughs> 这黄段编的，不文吉啊，当初就是这个不文吉，不文吉，这个其实经典。我们这个节目应该打个。 <laughs> 不是品质很高啊，这个黄段子编的品编编的品质很高，品很有智商，对对对对，很有脑子。嗯，那我就是我说跟詹叔说，就说他当年这些都很很有才华、很聪明那个人。对。可是。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他们几个人，他们那一代就香港通俗文化的代表啊，就一天讲香港才就想到就通俗文化这一面。他们的所谓的亚文化底蕴是很深的，是。但是他很喜欢在专栏里面去强调，就是呃越流行越受欢迎的就是好东西，就是《红楼梦》为什么是好？因为《红楼梦》很畅销，而《红楼梦》那么好，所以它必然要畅销。 因此，他们会有一种倾向，觉得他同代的所有在从事所谓严肃文学创作的人，你们搞半天名堂，一本诗写出来，诗集写诗集在香港从来你要卖一千两千本不太可能，不可能。他说写这些干嘛呢？这就表示他不是好诗。好诗是什么呢？像李白啊，这现在还是很畅销。我就批评他们那一代人这种观念，就是说，他这样子呢会是对。 香港造成影响，很多香港人相信这个，当时觉得越赚钱越流行，就一定是好东西，有点像今天的乐迷怀念六十年代 Beatles 音乐，说那个时代流行音乐就是好音乐。我觉得黄沾他们信这一套，但这一套东西呢，也不能说全错。但他鼓吹久了，久而久之之后，就形成一个东西。在香港，凡是一般香港读者他觉得陌生的东西，哪怕你大名鼎鼎，如雅加莎、克里斯蒂。 但一般今天香港读者，他可能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了，他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觉得那肯定不是好东西。所以我跟黄沾说：“你这么生气，我干嘛呢？这都是你教出来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在这个呃北方也会有，就是说有一些很受年轻人喜欢的这个人物啊，他们当年出来，其实恰恰是以啊反文化的姿态、反权威、反崇高，嘲笑这些个所谓的雅。 啊，所谓的这些个东西，哎，他他认俗是吧？哥们儿就俗，哎，这个东西啊，成了一时的流行的时尚，哎，但是呢，真的深入人心之后啊，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圈圈。有一天呢，倒回来，当他自己想要进行纯文学的时候，他会发现人们一样在笑话这些个东西了。人们觉得这些个东西别逗了，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这正是当时。 他们所津津乐道。你你你你你说的这个现象，这是我们天天要面对。我在香港教书教纯文学，天天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我想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香港的这个这个商业这个通俗文化这个整的这个背景太强了。嗯。这个香港的邵逸夫的公司就是中宣部，你知道他的需要，所以使得黄沾他们明明其实。 也可以做纯的雅的东西，但是他们会以俗为荣。对，这个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大陆的这种革命主流跟那种清高的一个故意的反弹。你注意到北方的文人呢，他明明也要俗的，但是他不承认，他会讲你为什么写作？我要民族史诗。 啊，忧国忧民。香港，你要是问一个人你为什么写作，他要说我忧国忧港忧民， <laughs> 大家要笑喷了饭。他一定会说说的特别熟。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广州有个教授见到黄宅，就一个女教授一本正经的问他，就是说黄先生，您的美学追求，一生最重要的美学追求是什么？ <laughs> 黄沾一听，白雪公主 <laughs> 不是，female body。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为神的追求，追求你没有目的，把那个 <laughs> 把那个广州教授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行，三告，就广告总会。 <laughs> 但是呢，我觉得大陆的文人扮雅，其实也有俗的一面。当然，香港的文人扮俗，但是是也是扮的。 因为我后来才听说黄沾，因为黄沾大家知道他第一个夫人林燕妮也是个很有名作家，后来晚年呢，他据说了他的太太很年轻，她也不出来，不参加这些呃社交文化活动，他到了很老了，我我也问他，你那么那么老了，还做那些电视干什么？就是有些娱乐节目，那肥皂泡啊什么做那干什么？你知道他到最后，他。 得 cancer 以后剃光头嘛，是化疗嘛，结果还做一档节目，三个光头谈话节目嘛。是原来是什么？原来他要拼命赚钱，要帮他那个年轻的太太付掉这个房租。就我不要让他将来再要付 mortgage，就分期付款，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把这个房，因为他中间投资失败。对，所以你看他嘴里讲什么一生美学 <laughs> 追求 female body，实际上。 还是有情有义有情有义的这样的人，那都是其实骨子里还是文人，对，还是文人。当年，而且，但是他属于一种啊，呃，就是放荡任性的这么一类文人，对，而且以愿意以这个来示人，以示人。你像他跟林燕妮啊，你刚才就讲才 <clears throat> 女佳人嘛，当年这个婚姻，是人人家都说是欢喜冤家，好的时候他妈真好，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呃，我我我我我那天还看见一段话，说这个跑到跑回去啊。 跑回去，这个两个人的家里，就发现林燕妮啊，把他这个衣服啊，把他这个新买的最贵的两件大衣扔在这个浴浴缸里。俩人都是这种暴裂的，拿刀把这个门呢都砍砍烂了。然后呢，他说这俩这两件衣服特别贵啊，要拿去洗。但是警察说上面有一种味儿，说有人在 <laughs> 有人在上面撒过尿，这就闹到这个。但是我觉得很好玩这些事，但是你知道。 黄湛后来跑回去念博士，对对，在港大念文化研究，学法兰克福学派跟流行文化工那个音乐史，就香港的音乐史，他来我们这里做过个学术报告，做的比很多教授还像样。是，他讲五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音乐，我这才明白香港的很多音乐，他们其实是问了外国买版权，是，然后填上中文歌词。你看香港有很多个曲是外国的，嗯，词是他们填上去的。 这 <laughs> 样比较便宜，他说 <laughs> 买版权。香港的电影很少自己作曲，我这一提我才明白，西方你一个电影就有制作音乐嘛。他说要香港的文化偏亮贱啊，就是便宜是第一位的。是，其实他当当他作为一个历史检讨的时候，他也是有批判， <laughs> 他也是有无奈。所以我常常说，香港文化要理解啊，就四个字是关键，叫穷而后工。 嗯，穷指的是什么？香港人不觉得穷吗？那穷指的就是这个状态，就你在这么一个大规模工业生产的时代，像邵氏的电影，其实比邵氏今天都说很厉害，但其实那个年代他从来没拍过好的艺术片，嗯，从来都是廉价大量生产，在那个状态下，文人是要挣口饭吃，想办法。